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 大家好，今天呢，咱们就是给大家补啊，就以前那个二战前几弹的那个特辑。所以今天呢，咱们先补第一弹的这个特辑节目。在这个二战第一弹里边呢，我给大家讲过，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各个战胜国呢争来争去，最后呢签了一个《凡尔赛合约》。而这个《凡尔赛合约》呢，对这个德国呀是极尽侮辱啊，德国觉得自己太委屈了，最终呢给二十年后的二战。 埋下了一个这个深深的伏笔啊！可以讲这个《凡尔赛合约》是刺激了德国。那么在当时，你说战胜国一方这么多人，这么多大脑袋，就没有人能看出来这些问题吗？那不可能，当然有。英国一个参加谈判的这个代表团成员说：“我们抵达巴黎的时候啊，是决心达成一个公正和英明的和平。我们离开的时候呢？” 却发现强加给敌人的条约既不公正，又不英明啊！另外，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协约国军总司令、法国陆军元帅福煦说的那句名言：“说这不是和平，是二十年停战。”结果后来呢，被他不幸言中。那你说，那既然这样呢，当时不是没有明白人呐，有明白人呐啊？为什么英法尤其是法国非要在这个凡尔赛合约里往死里欺负德国呢？ 所以今天咱们就是来聊一聊这里边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战呐，把全世界都给打怕了啊！所以我再也不想打了，所以我一定要把我的对手弄死，就这么个意思。一战之所以是被称为这个第一个被称为世界大战的战争，那在当时真的是让人。 刮目相看啊！其实你像丘吉尔不是说嘛，说这个十八世纪这个五六十年代的那个七年战争，那个才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啊！那个那因为他在欧洲打，在印度打，在北美打，他说那才是一第一次世界大战。那那确实从他的这个范围的广度来说，是吧？这个欧亚美三洲可能比一战还广一点是吧？一战基本上就是欧呃中东，然后可能非洲有有有一点儿。 是吧？那但是，为什么把这场战争（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叫第一次这个战？因为就是人类在此之前根本就没有打过这么大的仗。咱们简单对比一下，一战之前啊，欧洲打的最热闹的仗啊，实际上呢，就是一八零三年到一八一五年的拿破仑战争，就是以拿破仑为首的法兰西跟周边国家以及后来的 N 多次反法同盟之间的战争。那么 拿破仑战争是达到什么规模呢？法国的这个全部兵力啊，最多的时候是六十万人，反法同盟一边呢达到过一百二十万人，这就是双方当时全部的这个兵力。然后呢，你真到某一个战场上是没有这么多人的，比如说咱们随便捡几次重要的战役说说这个这个三皇会战，当时是法军七万三对俄奥联军八万六。 然后你比如说像这个按单场战役投入人数最多的，大概就是拿破仑远征俄国波罗基诺战役，法军十二万五对俄罗斯十四万人，那最后打败拿破仑的滑铁卢战役，法军七万二，反法同盟十一万七，那是包括后来赶到战场的普鲁士援军。你这些数字跟一战一比，那就弱爆了。 一战第一场最大的会战马恩河会战，德军一百四十八万，英法联军一百零七万，加在一块二百五还多。双方伤亡人数加在一起也将近五十万。这只是第一场战役，后来被称为这个凡尔登绞肉机的这个凡尔登战役，双方加在一起，光阵亡就超过了三十万人，伤亡接近百万。索姆河战役，英军发起进攻的第一天。 那就倒下了六万人，六万人，大家可以想象一句话是吧？咱听评书的，听评书的小伙伴可能都应该听过这句话，叫“兵到一万无边无沿，兵到十万彻地连天”。你想现在一个中学，这还得不能说北京啊，北京都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学校。你说这外地啊，一般一个中学好点的中学，连老师带学，然后加上后勤传达室大爷，三千人撑死了吧？这就是大的学校了。 那一天就倒下了二十个这么多的学校，老师同学一天全部用机关枪突突了。你说这是种什么概念？而且这跟那个什么地震呐、海啸啊，一下死几万、几十万人不一样。这是人类之间的互相残杀，不是老天爷干的。所以一点不夸张的讲，当时的人，甭管是你亲自参战的，还是在后方听说的，都被这种死人的速度给吓着了。你就在后方。 妇女儿童，他也知道啊！我我们家死人了，我我我邻居死人了，楼上死了，楼下也死了，是吧？满大街的回来的都是缺胳膊断腿、少脑壳的伤兵啊！没有少脑壳的，就缺胳膊断腿的伤兵，是吧？你想想，所以你说那一战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杀伤力？是不是说到了一战的时候，人类就变得比以前更残忍、更凶狠、更深仇大恨？ 其实呢，这个也并不完全是，就是人类互相残杀这个劲头啊，确实是别的物种啊比不上的啊，比不了的。但是，一战之所以能打到这么大规模，杀人杀的这么有效率，从这个根本上来说，应该是科技啊、政治啊两个方面发展的结果。这个，咱首先说这个科技那对战争的影响这事儿呢，咱们作为中国人。 可以说是感触极深的啊！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落后就要挨打。当年这个我们用大刀长矛对付人家洋枪洋炮，我们干不过人家。但是科技对欧洲人打仗的影响呢，一点儿也不小。拿破仑时代，士兵们用的都是单发装填的这个滑膛枪啊，就是这个燧发枪，枪管里边啊没有膛线，子弹呢也打不准啊。打完了之后呢，再装填速度很慢。 是吧？那会儿的枪都是那个长长的一支枪，所有的人呢都得站立着装，是吧？装先往这个枪口里边倒药，倒火药，你得看准了，你你别倒自个儿手上，你别倒洒了，是吧？你倒药，倒完药之后呢，把弹丸拿出来搁里边，然后从枪管底下把通条拿出来，捅瓷实了。你捅不瓷实，你你弹丸没装进去，你你你竖枪口掉来了，捅瓷实了，然后。 把这个枪上的碎石安好啊，再端起来瞄准，一扣扳机，这碎石动啊，打到这个药池里，点燃火药，把子弹喷出去，然后再再按相同的动作装下一发子弹。那碎石它就跟我们那打火机里面的火石，它老得磨嘛，老得磨，大概打二十枪就要换一块啊那个碎石。所以你想，这玩意儿它速度快不了。据说最牛逼的射手一分钟开四枪。 是吧？而且还打不准，所以基本上拿破仑时代的战斗到最后就是步兵上刺刀冲锋，他他兵分三排，哎，第一排射击，第二排瞄准，第三排装弹，是吧？然后反复一遍，差不多一轮完了就该冲锋了啊！因为他距离也很近，双方就几十米内面对面，号称叫排队枪毙嘛，啊！所以就是基本上就就就上刺刀就冲锋了。骑兵是非常重要的兵种啊，可以快速包抄到敌人的侧翼，然后拔出那种。 只能打一发的手枪或者那个马上那种卡宾枪那种短枪，梆开一枪是吧？开一枪，有的骑兵带两支枪呢，就开两枪是吧？因为马上是不可能再装填的，哪有那哪有那速度啊？那马上倒尿了，那不可能啊！完了之后就拔出军刀就往前冲了。所以拿破仑就说嘛，不要给骑兵装备枪，应该给他们配炮。哎呀，拿炮轰开一个缺口，主要靠冷兵器啊，马刀，甚至还保留了长矛，就上，主要是干这个的。 这可对战斗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但是到了一八六一年，美国人加特林发明了加特林机枪，就那哒哒哒哒哒哒冒蓝火的那个啊。不过那会儿那哒哒哒哒冒蓝火可不是靠这个自动啊，这火药这么干，而是靠手摇啊手摇啊。所以后来就把所有那种多管的这个火器都叫加特林。这加特林机枪虽然是手摇的，一分钟可以打二百发子弹。 这就比单发步枪厉害多了，这没完呢。一八八三年，美国人马克沁又发明了马克沁机枪，当时的射速是六百发一分钟。到了一战的时候，各国普遍装备了改进型的马克沁机枪，那它的射速能达到多少呢？是吧，哥几个坐好了，别吓着，每分钟两千发，一挺机枪能打出一大片弹幕来。 哪而且步枪的射速也快了，原来是那种倒药的，自个儿往里捅弹丸的，后来出现了定装的子弹，后来枪里有膛线了，后来出现了弹仓式步枪能装五发子弹，啪一枪一拉栓，啪一枪一拉栓，所以这射速就快到了，大概一分钟能打四十发子弹，所以你想，速射步枪、马克沁机关枪发明了之后，就杀人的速度，比以前是成百倍的提高了。 而且特别是什么呢？就说这个加特林机枪和马克沁机枪啊，在一战之前没有大规模的在战场上使用过，就是欧洲人之间没见过这玩意儿怎么打，因为这个东西没打过欧洲人，打过谁呢？打过这个非洲土著啊，你比如说英国人在祖鲁战争当中用过这个，你比如打过义和团，哎，打过清军是吧？就是打那个。 比他这个落后一两个时代的这个这个军队啊，你想当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时候，带着十挺机枪，这在当时的感觉就跟今天核武器似的。别管是人是马还是骡子，甭管你是啥，只要是血肉之躯，每分钟两千发的子弹，你想想那不跟收麦子一样吗？除了倒下，没别的选择。但是现在问题来了，直到一战开战。 都没有人认真思考过一个问题：如果交战双方都拥有机枪，这仗怎么打？你原来就是我拿它打土著，我我我没问题，我就过瘾啊，爽啊！土著还是长矛呢，我拿机枪哐哐哐哐扫，爽啊！那如果你的对手也有机枪了，你这战术什么怎么排兵布阵，你的兵怎么弄？没人考虑过。你说没人考虑，可也可可能也不一定。但是显然思考的不到位。 因为一战开始之后，一直到开战两年之后的凡尔登战役，各个欧洲列强都保留了一支为数众多的骑兵部队，而且骑兵部队的作战理念跟一百年前的拿破仑战争一般无二，找准了敌人阵线上的缺口，冲过去，侧翼包抄，抽出马刀，战刀闪闪，人头滚滚，还是想这么干。所以这个。 一战的这个几乎每一次这个大战役，双方都是在比较固定的这个阵线上啊，这个互相拉锯，谁也打不开缺口。特别逗逼的就是，每次打仗，骑兵部队都这个军装整齐，在后方集合啊，随时准备着向敌人缺口冲锋，骑在马上正襟危坐，挎挎着战刀，背着卡宾枪，夹着长矛。但是这种情况，一次都没有成真。 反而是己方的后勤部队，被这个自己家的骑兵啊拖累的不浅。人吃马喂啊，这马比人吃的多多了。而且欧洲马不像这个咱们蒙古马能吃草，欧洲马得吃粮食，它吃不了草。人吃马喂的消耗不说，一大堆骑兵集中在一块儿，很容易就把后方的交通线就给堵塞了。 弹药是运不上去，伤员是运不下来，所以到战争后期啊，骑兵这个兵种啊，基本上就就消失了。这一点倒真是美国人是看的比较早的，因为一战之前只有美国人打过大规模的战争，就是南北战争，是吧？所以美国的一个将领他早就说过这种话，他说：速射步枪出现之后，骑兵唯一的作用就是下马给步兵做饭。但是欧洲各国都没见过这种战役嘛，所以他还保留着骑兵。所以我们看那个。 那个那个斯皮尔伯格拍那战马不还那样吗？英国兵拍着抽着军刀，抽着人家打开轻机枪，说咚咚咚咚咚一扫，所有人都都下去了。一战一开始的时候啊，大家对什么机关枪啊、速射炮啊、堑壕啊、铁丝网啊这些新东西，包括这个阵地战这种新打法，非常陌生，是吧？所以不光死人的一方受不了。 杀人的一方也受不了，是吧？很多机枪手在战场上都疯了，为什么呢？这么跟割麦子似的杀同类，谁受得了啊？你想想，是吧？这心里没那么坚强。所以说，科技改变了杀人的方式，让战场上的残酷程度有了质的飞跃。但是这个这个杀人效率是提高了，那下边就该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得有这么多人让你杀，愿意让你杀。 哎，这里边科技又帮忙了。两次工业革命之后，其实除了这个工业、农业、医学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啊。所以一战之前呢，欧洲各国的人口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一八七零年，德国是四千万人，十二年后五千万，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的时候六千八百万。更可怕的是俄罗斯，一八九零年人口不到一亿。 一九一四年，二十五年后，一点五个亿。所说：“大家可以算，如果这个增长速度搁到今天，这个比例啊，您多可怕！所以人现在有的是。用俄罗斯陆军大臣的话讲，人是我们唯一过剩的资源，人有的是。那有了这么多人，你得把这些人送上前线。拿破仑战争的时候没火车，调动军队全靠人和畜生，对吧？骑兵四个蹄儿，步兵两条腿儿，所以呢。” 打个仗，双方就几万人，不奇怪。为什么运不过来？就跟中国古代似的，是吧？你别看小说那啊，一说谁谁谁动不动就拥兵百万，那基本上都是号称或者诈称。你就算真有百万兵，你能用到战场上那就没多少了。曹孟德这个下江南领人马八十三万，实际上真实的历史记录十五六万人，还没都赶到战场。 说这个孙吴那边呢，那这个这孙吴联军加一块不到五万，陆逊大破刘备。那说刘备领兵七十万，我怎么可能呢？那蜀国最后被灭亡的时候才九十一万人口嘛，领兵七十万哇，连老太太、大姑娘、小媳妇儿，除了吃奶的全去，是吧？不可能，四万人啊，四万人，那就不得了了啊！这都评书演义》给演绎出来的啊。大概数字比较真实一点的呢，前秦淝水之战。 可能真动员了大几十万人，可是赶到前线的也就十来万人。你想，淝水是淮河的支流，真一百万人站在那儿，肥水就填满了。甭说挥刀，挥刀只能砍着自个儿人，是吧？所以他真的赶赶到前线的就十来万，东晋兵有那么六七万、七八万，所以差不多啊，人数差不多。说隋炀帝征高丽，出动一百三十万大军。 这里边一大半是运粮的，以隋朝的国力能够建立一支五六十万的这个军队就不得了了。所以为什么老老嘲笑说日本战国时代那打仗都是打村儿仗嘛啊，骑兵主攻，敌人大军来了有多少人？三千人哇，太多了是吧？太多了是吧？什么什么将军对吧？我命令你率一百五十人攻占敌人的城堡啊！哎，将军领一百五十个人，那会儿也就这水平。但是工业革命之后不一样了。 欧洲各国铁路巨大发展，这个尤其是德国。一八七零年普法战争的时候，德国有一万八千公里铁路；一战的时候六万公里。德国面积大概也就跟咱们中国四川省差不多吧？你可以想象这么密集的铁路，所以有人把一战叫做这个“铁路战争”嘛？啊，所以那个时候将军啊制定作战计划，首先的考虑就是什么呢？铁路的分布，当然还得有对方铁路的分布，才能知道我往哪儿调兵。 对方不方便往哪调兵，咱们这个举个这个不恰当的比喻啊，就一战就像是用现代工业化的方式建了一个新的屠宰场，人口爆炸呢，就是说这个猪啊，因为饲料好了，一下子产量暴涨，铁路呢就相当于老农啊，原来是拿着杆子赶着猪去屠宰场，现在改用卡车了，这个效率呢就。 提高的太多了，当然还有无线电报啊！原来几十万大军你要指挥，这个一分兵这就非常难。最典型的就是滑铁卢战役，拿破仑让格鲁希领着三万多人去追这个这个这个普军去，结果格鲁希忠实地执行了拿破仑的命令，叼着个屎橛子给根香肠他不换，他就追普军啊！拿破仑就得派信使通知他，你家别追了，回来就得这样。结果普军。 先赶到了前线，那那在一战的时候没这事儿了，一个电报就解决了。格鲁希回来说吧？说跟跟这边夹击威灵顿了。那如果一滑铁卢战役的时候要有要有电报，那说不定滑铁卢战役就改写了，那这历史就改写了。所以铁路电报，使得大兵团投入战场成为可能。那现在是战场有了，人有了，也还能把人运到战场上，还保证这个人不丢不丢人。那现在就又有一个问题了，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上前线？这一点啊，咱就得从这个政治的角度啊去考虑了。一战之前一百多年的时间，人类除了科技大发展，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对各自的民族和国家有了新的认识啊。这是我们讲一这个工业革命有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民族主义兴起啊，以民族为核心概念的国家纷纷崛起。 比如法国，比如德国，在此之前，欧洲小邦林立，主要的国家都是封建制的，封邦建国啊。咱们很多同学喜欢看那个《冰与火之歌》啊，什么《权力的游戏》书也好啊，什么电视剧也好啊，里边经常有人说这么一句话：说领主的领主不是我的领主，同样附庸的附庸也不是我的附庸。就是说那个时候的社会管理形式，它是一层一层的啊。我是法国一个小镇的农民。 哎，我们镇子有个城堡，城堡里住着一个伯爵，那我就向那个伯爵效忠。伯爵可能效忠于公爵，公爵可能效忠于国王，那我跟公爵什么关系？没关系，压着谁呀？我不理他。哎，我跟国王，跟国王更八竿子打不着了，我只效忠于我的伯爵啊，只知道向这个伯爵效忠。 所以，你如果那个时候伯爵说咱们为了法国而战，我就一脸懵逼啊！什么意思？那为谁而战？法国？法国是谁呀？他在哪儿啊？啊，法国老爷在哪儿啊？就肯定你就这么想。德国就更不用说了啊！统一之前的德意志，那多少个邦国，呀，自个儿还互相掐呢。到了一战，德国、法国、英国、俄国这几个大国啊，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高速发展，人民。 对于自己民族、自己的国家的认同感达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啊，尤其是德国，直到一战之后割地赔款啊，被割出去的土地上的那些德国人，大部分还都心心念念自己的祖国。所以后来希特勒一挑唆，这帮人哭着喊着叫回归德国，是吧？你看希特勒三六年进军莱茵兰的时候，是吧？这三个营进去，哎呦，你看这莱茵的老百姓高兴的哟。 是吧？那那一米八的德国国防军大小伙子骑在这肩宽一米六的大马上得多高啊！都能被鲜花埋了那种感觉，祖国的军队可来了。所以就这个概念，反过来，那些个不是以民族概念建立的国家，一战前后就基本上走向分崩离析，比如奥匈帝国，比如奥斯曼帝国，是吧？这两个帝国为什么叫垂死的帝国？就是这样。 奥匈帝国的核心是奥地利帝国和匈牙利王国，对吧？所以这国家俩首都维也纳和布达佩斯。CC 公主为什么那么招人待见？就是因为她作为奥匈帝国的皇后兼匈牙利王国的王后，她老在匈牙利待着。那她周围的密友都是匈牙利人，宫廷里都是匈牙利人，啊，所以匈牙利人爱戴她，加强奥地利跟匈牙利的联盟关系。一战之后。 是吧？奥匈帝国战败，所以境内各个大小民族就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国家。大的就像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啊，小的你像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就这些国家纷纷独立。这其实呢，就是人们民族意识觉醒的结果。那那你今天你到这些国家去旅游，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啊，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 到处都是弗兰茨皇帝和西西公主的美丽传说啊！你说你们这些国家怎么就这俩人没别人？历史上都是一个帝国，所以这个以民族为概念建立起来的国家，它的所有人民认同的不是某个皇帝和某个国王，而是一个好多人组成的民族共同体。这种自豪感和凝聚力是以前的国家不曾有过的，所以就会让人们普遍愿意。 为了民族大义牺牲自己，因此我们看大家可以看到，一战之前的战争人少，运输能力差，民族认同感低，导致国与国之间打仗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无法动员全部力量投入战争，哪怕你是国王是皇帝，没那么多人认识你，好不容易招上来几万军队，你还没法都运到战场上啊，或者是后面的兵还没到。 前面战场已经决出胜负了，这也有点跟咱中国鸦片战争似的，浙江打仗皇上从四川调兵，调了一千人，头起五百五，后起四百五，头起赶到浙江，够打扫战场的，后起还没出发呢，啊，头起告诉后起甭来了，战争结束了，是吧？调左轮骑兵从关外进，这个到浙江参战，还没走到山海关呢，这仗打完了，是吧？所以你没这个能力。第二个特点呢，就是那个时候打仗基本上属于点到为止。 双方在战场上兵帮五四打几仗，分出个高低，就可以签合约了。实际上就是什么意思？啪一嘴巴，服吗？不服？啪又一嘴巴，服吗？服了，签签条约是吧？割地赔款是吧？啊，就完了。没有谁要把对方亡国灭种。拿破仑征俄，他一心就是我都把你莫斯科占了，占了莫斯科，你干嘛非得在莫斯科待着，等着莫斯科着火？我等着沙皇来跟我签合约呢。没想到沙皇不尿他。 是吧？沙皇怎么不按套路出牌？怎么这么流氓啊！我都把你莫斯科占了，你还这样？所以没有谁是要把对方亡国灭种，也没那个能力，对吧？那那跟后来希特勒打打莫斯科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当然，你也不用担心说打一两个败仗被别人彻底消灭啊，甚至这个国内该吃吃该喝喝，普通人甚至根本就体会不到战争的残酷。但是到了一战的时候不一样了，刚才说了几个原因：人口爆炸了，欧洲有足够多的人了。 民族的概念形成，民族国家概念形成，给各国形成了史无前例的民族凝聚力。铁路的发展让国家可以把更偏远地方的军队运到战场上来。有有线电、无线电的发明，指挥大规模的这个战役、分进合击都没有问题。大兵团分进合击都没有问题，这就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战争形式，就是什么呢？总体战，让一个国家可以真正的举全国之力打一场战斗。 甚至为了所谓的民族存亡，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你看拿破仑在滑铁卢之战才损失了多少人？三万多人啊，就战败了。这种情况在一战的时候一去不复返。三万多人半天都没了，是吧？希特勒回忆说，他一战时候，他那一个团两千人，半天下来剩一百五了，是吧？所以一战德国的这个副总参谋长就军需总监鲁登道夫大将啊，在战后写了一本书，书名叫《总体战》。 他这里边就写啊，说未来战争的终极目标就一个民族生存，国家所有的政治经济都应该为这一个目标服务。你政治上就得独裁，经济上就得国民经济军事化。所以战后鲁登道夫为什么支持希特勒，就是他这个思想的体现。总体战战略加上机枪大炮这些新式武器，构成了一套全新的、效率超高的人类屠宰场。 所以一战的伤亡人数啊，超过了之前人类所有战争的总和。今天咱们过了嘛，一战过了一百年了啊！咱们后人看历史，我们站在上帝的视角上，我们知道一战之后还有二战。二战的伤亡数字超过了包括一战在内的历史上人类人类历史上所有伤亡的总和。但是那时候的人们们不知道一战之后还有二战。 所以各国从上到下的所有人的反应啊，基本上就是被吓尿了，是吧？尤其是法国作为主战场的国家，受的损失也最大。因此，法国就是一门心思要把德国啊彻底废了，胳膊腿砍了，以后就永远不会打仗了。当然，这个《凡尔赛合约》啊，其实最后就没法执行啊。但是这是另一个事儿了。二战开始之前，希特勒那么猖狂。 今儿吞并这个，明天吞并那个，为什么英法都采取绥靖政策，都让着他，也是这个原因。尤其是法国啊，就真的不想再打仗了啊，以至于后来他那么快投降，还是这个原因。二战之后啊，经过了这个两次世界大战，人类才会从更根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们为什么会打世界大战？ 所以要从根本上铲除德国、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入手，虽然至今也不能说很彻底吧，但是很不错，至少是抓住要害了。所以这么看，一战呢是把大家打懵了，二战才是真正的把大家打醒了。这是人类为进步付出的代价。好啊，今天就是我们这集特辑节目啊，然后咱们下次再见。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